锵锵三人行，今天咱们说说这个道歉啊，我们都有很多要向观众道歉的地方，但是今天咱们主要说说菲律宾的道歉是吧？ <laughs>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啊，最哎这个香港人现在算是怎么着了呢？还是不满意的？那当然，他现在改成了一个那个影星前总统那个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埃斯特拉达说我来道歉。 而且呢，我筹款一千万港币，嗯，听说还是要向马尼拉的华华人华商筹款。 <laughs> 我都见过穷的，不过他们真穷啊，是真穷，对啊。但是这个为什么引起香港人的愤怒？就是说，你们的还不但是这个总统不道歉，而且呢还向我们华商筹款赔香港人。我觉得，其实当然我也很不满意菲律宾的做法，但你从他的角度看，其实不太难理解。 第一，他的政府本来就穷，菲律宾，你今天要他政府预留一个款项，嗯，预算里面忽然增加一笔，说是要用来赔偿香港人质事件的那些死难家属，他没有这个经费，那他说从钱从哪来呢？那他就想到干脆筹款，嗯，那筹款该向谁筹呢？菲律宾有钱的人也的确就是华商华人，对，那第二，这些华人华商也可能比较有利害关系。 如果影响了双方经贸、旅游往来现在就是这个黑色旅游令啊，就就就就香港政府就不让香港人到那儿旅游啊。然后或者说他们可能比较在乎这种国际观瞻的这些华人，就是在乎华人世界彼此怎么看待。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他做这个选择不算是很很过分。不是先不说对不对，就你能理解得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我们香港人呢？ 或者一般中国人，我们有一些传统的原来的观念，我们有自己另一套观念。我会觉得你政府做错了事儿，程序错误了，出了这么大事儿，犯了这么大错，你道歉就道歉。你如果说菲律宾总统说这个事是当时马尼拉市的问题，跟我无关啊，好，那他来道歉，我们退而求其次也就罢。你现在赔款，你不是政府拿钱，你居然还要向老百姓筹款。 还要像我们跟我们叫做血脉相连的华人存款，那就很不像话。嗯，但其实我觉得两边的想法你都想得通，理由这个呃，你讲，我是想不通，我是觉得这个阿基诺叫阿什么阿基诺三世，阿基诺三世，就香港的有个受难家属的那个一句话，就这个总统太太经典。 太经典，太经典了，真的是太经典。我是想不通，我是我是讲埃斯特拉达，不是讲总马尼拉市长。对，他是埃斯特拉还是前总，统？是前总。统。我觉得他是呃，要么是非常愚蠢、非常笨，要么是他是精心的把这个东西放在，就是现在他要挑衅中国，他要跟中国为难过不去，也根本看不起你香港这么整套的思路里边，他这个两者可能从他见梁振英。 从他后来说根本不记得梁振英的名字，从他李李克强跟他谈了这个事情，他还说没谈过。 你看，这这这这一整套这个外交上都很很难通。李克强在那里说跟他讲，要他呃跟进处理这个事情。那总总理跟他讲，你不说香港的外交地位的尴尬，对不对？总理跟他讲，然然后他们的报道，他说没，我们这是一般的谈起这个事情，没没有讲过要道歉跟进这个事情。那那你这个这种一个国家的外交首脑讲过的话，没讲过的话都可以翻脸，所以我觉得他要么是很无赖啊，特别进水。 脑子特别精髓，要么就是特别坏。 他他基本上是现在是因为因为这个美国重返太平洋要跟中国这个整个包围圈，菲律宾是个马前卒，所以他在黄黄岩岛也是不断的起动作，对不对？就是整个他觉得跟安倍一样，他都都是他们都觉得就是他们大概哈，要是要是极聪明的话，他们大概都相认同美国智库的那个看法，就是说中国假如再十年二十年，他真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的话。 你再跟中国再来谈这些事情是完全没可能了，所以一定要抓住现在这个时候，至少美国还是老大，我们还在那里争争。我不，我不知道哎，总之是我觉得，我觉得其实脑子进水了。我觉得不是，其实蛮聪明的。你觉得他？因为对菲律宾来讲，啊，当然你可以说他的表现很低级啊，比如说说了话没没认错，然后搞一大堆小动作，说什么。 呃，很难听的话，这很低级。但是整个录像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吃着你中国。嗯，什么叫吃着你中国呢？嗯，首先香港这事儿，他就把它看成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就扣在一起。那你北京会不会为了香港人出头要求更多的东西呢？他就判断是不会。嗯，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 我们全国人民不在乎香港这几个人死了的人质，而是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东南海域，我们沿海这更大的大局有更大的大局要考虑。而在这个大局上面呢，中国是不可能来硬的。他的判断是你只会想办法来软化我们、收买我们，或者用别的很和平的外交途径。我觉得像李克强去越南就是好例子。那但是呢？ 呃，他就在这样的判断底下，他就变成就是我可以消费你，但你拿我没办法。就我背后是美国，嗯，然后呢，我今天就拼命挑衅你，因为我也不有求于你什么。不是军事上他靠老美啊，但是是不是他经济上还是要靠大陆的？也不一定靠那么多，也不是靠那么多，因为他经济太弱， <laughs> 是吧？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他跟越南不一样，中南半岛国家跟中国的相互往来更密切，那么。 所以菲律宾从他的角度来看，我天天消费你，我就拿你开玩笑，我就跟你怎么样，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你现在比如说黄岩岛这事，你也得你也不能跟我硬来啊。他就吃准你不会跟我，他是不是菲律宾国内也有这么一股势力？ 觉得你反华，他们就会支持你。呃，他起码要有所谓民族的面子。他所要讲的是一个这个总统出来说，你看，那人家如果说他有民族气概，假如他道歉，他的政敌就会攻击他嘛。那么，所以你要了解菲律宾，很多人就比较为什么当时台湾对菲律宾可以那么硬，你记不记得那件事？是是。台湾可以硬的不得了，然后菲律宾也赶快处理了，对对，也赶快处理了。分别就在哪？分别就在于台湾。 被他认为是属于美国保护这个岛链的其中另一个人，物，另一个人马，对不对？他跟台湾吵，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这是两一个老大底下两个小弟之间的哎，没错，是吧？那要综合起来，他干不过台湾，对， <laughs> 各方面，那那赶紧认错。他跟中国的任何的吵，美国都会犒劳他。美国或许就算不帮他不出声，至少至少做，至少觉得。 他就等于是那种，就等于是两边老大在后头瞧着看，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不顺。然后前面有些小弟，你瞧什么瞧？吐口水，呸呸呸！你说他真敢干嘛？他不敢，他就边配配完了，回头躲两下，就这一个。所以咱们就看看这个配的啊，他是这个这个表情是挺有意思啊。当年就是这个笑嘛，这个你看，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菲律宾道歉，就等同承认国家政府和人民犯错。哎。 他，你看说的是文化原因， <laughs> 我还看到一个原因呢，很 <coughs> 有意思，就是说啊，这个阿基诺呀，你看他脑门那么高啊，也不是个也不是个傻子，就是说他为什么不道歉？这个原因呢，倒是让我联想起啊，这些年国内的很多个道歉，就是现代社会里的道歉，就是这个分析是什么呢？这个阿基诺三世身边的幕僚啊，整个一个班子啊，大部分都是律师。 他等于是生活在一个律师班子里，那么在这些人的眼光里啊，都是法律的眼光，这些眼光里就是道歉啊，就等于认错，你知道吗？你一道歉呢，就意味着赔偿。法律上，你说，说，但是我就看不懂，这明明是错嘛，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是看直播，对不对？我们是那从他开始发生多少个小时，就在电视机上一直守着。 当然，那个那个杀手是坏的，那个那个是恐怖分子，但是他政府的处理完全是荒唐嘛，这个是，对不对？砸玻璃啊，这这个事情，他们在处理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事情上，他政府当然是有错。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他，哎，他要一承认有错呢，法律上讲。 那所有的赔偿，他都变成理屈的一方，你知道吗？那他强了，他也可以认不同的。怎么了？我们砸玻璃怎么了？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国家不发达，就是这么反恐的。那你就是碰到无赖。大家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刚才讲阿基诺的道歉，是不是因为是法律的？就是说道歉了之后，在法律上意味着这个认错赔偿，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从这儿能够联想起很多呀？你比方说前一阵那个小 S。 小 S 这涉她老公涉嫌的那个事儿哈，哎，当时这个李敖大概李敖也是戏言，他是他他就说就不要道歉，说道歉在法律上就是认罪，就是以后都很麻烦。你知道我想到这个咱们内地的一些这些年的很多事儿，这个这个谁呀？季中兴。 在首都机场制造爆炸案的这位，现在他这个案子不是又弄广东省公安厅说，当年他在东莞到底是打成这样的，还是怎么？他现在又告摔成对，又到到这又什么东莞东莞公安局有没有立案呢之类的哈？你看这个里边有道歉有什么呢？东莞公安局不是专门跑到他的老家，曾经给了十万块钱吗？嗯，你看那个时候也是说，对，不能道歉，我们这是救助，这你必须签字画押。 我可不是给你赔礼道歉， <laughs> 我这是看你可怜，我我帮助您，因为什么呢？你看，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法律上讲，如果我公安局今天说对不起，我给您十万，他顺手在法律上啊，确实是可以，那就意味着你认呢？你这么，前一阵儿很多人骂这个孟哥，我认为有过分的地方，就比方说。 就说是两个在打这官司的时候哈，这个一般的意见就是说，你作为名人，这个又是母亲，对吧？你你为什么不道歉呢？你儿子干下如此行为，你为什么不道歉呢？你为什么还到处为儿子声张啊？这这这这么给儿子脱罪啊？你看，这就是一个我就说的，有时候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他不能混在一一一茬。就像我原来说的，两家小孩如果打起来了，如果咱们没上法庭的时候啊。 道歉是很容易的，包括咱们办公室，我对我说这话对不起文道，我给你道歉，这很容易。可是如果文道到法庭起诉我了，在法律上一来啊，我就不敢轻易给你道歉，因为我这一道歉呢，嗯，那在法律上就意味着我要承受不了的赔偿，可能就当然，我完全明白。你比如说像梦哥那个例子，就我当时也觉得他的做法。 理论上是没错的，其实对啊，你可能看不起，但理论上他没有错，理论没错啊。因为法庭一日未判，他儿子还不叫做有罪。对我，但是我想说呢，呃，外交场合不是这样，嗯，因为在外交场合里面道歉有很多层次。对，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日本其实理论上连安倍都跟中国人道过歉啊，那你看你怎么来理解道歉？你比如说，对于有香港人死在这个人质事件里面。 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我们对这些死难者的家属自己深切的同情，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再检讨的。呃，当时有些做的不够完善一方这么讲，但是他这整句话里面没有说过一句对不起、道歉，那你说这叫不叫道歉？就道歉有很多层级，尤其在外交场合，嗯，非常多，所以他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选择可以使用，很多工具。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用。对，然后到了最后，他说这是菲律宾文化，这是一个自我的丑化或者自我东方化，叫做什么意思呢？就菲律宾怎么会没有盗窃文化？他们国父黎萨都跟人家盗窃过，就所以说他这个一些小事儿嘛。我那时候看黎萨的一个一个传，一个关于他小说写的嘛。啊，所以呢，所以这不可能没有道歉，就所以他是。 故意的用这一点来说，你看我们文化，哎呀，让我们就是不道歉，这就相当于挑衅。其实说难听一点，他不是不道歉，他是挑衅。而且你看那个梁振英他们去，他让他们坐的这个位置没有？你看你看到那个？对对对对对，这是三个人坐一个三三人沙发。对对，他坐在主席，而且那个中坐中间的还是那个潘杰做副局长时候的那个环境局长。哎。 所以香港对吧？香香港很多媒体就说是梁振英被耍弄了。对，阿基诺很傲慢。对对对，绝对。我觉得是被耍弄。因为后来连唐英年都这个前他的对手啊，都说这个梁振英可能不够经验啊，可以做的再好点。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这个国际地位很奇特，你知不？嗯，就理论上，我们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底下一个行政特别行政区，但是在某些国际场合、国际组织里面。 香港的特首，他有一种超乎一般的地方行政首长的待遇。他跟国家元首在一起是可以坐在一起，像 A 排就是。对对。又或者说是像呃，在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财经的会议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财政司是能够跟美国财政部长是平起平坐的。嗯。所以在那个场合底下，理论上梁振英是可以跟，尤其他是开 A 排的，他是应该是我们见过最典型那种那种照片。 就是两个单人沙发嘛，对，然后两边才是别的官员啊。你人民大会堂，你不是常常看到不是两个单人沙发，哪有主人坐一个单人沙发，让另外三个人？这叫领导人接见属下。你知道，就算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有一个三人沙发，你也不会让人家三个人挤在一起坐，对对不对？除非你是故意想吃豆腐， <laughs> 否则的话，你也是让他两个人坐，你三个人那个挤在那个。所以梁振英在，而且最妙的是事后他。 叫什么名字都忘了，他那这个时候，sorry，他道歉了，那个那个阿基诺，道歉文化，哎，他道歉文化来了，哎，对不起，我忘了他名字了。天哪，这么样的侮辱，这侮辱我们两个人啊！而且这两个地方妙得很，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那香港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对不对？香港大概是。 殖民地文化里边算是殖民的比较好的，那个那个是个最差的殖民地。菲律宾很特别， <laughs> 这咱们这个不应该派梁振英去， <laughs> 应该派李小龙去。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很爱道歉，就是包括哎，真的，我我也不是说美德，我道我道歉都不值钱，因为你不打官司。就是就像我们广东人句话。 讲 sorry 当食生菜，对 <laughs> 对对，我哪怕是就说哎，就骂了我的这个这个下级是吧？只要我晚半夜里想起来了，我就要打电话，我跟他道歉，嗯，对吧？呃，但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圈子，你看咱们也曾经聊过，为什么这个北京人或者说内地人，包括这个你们这个文人之间争论起来，他或者抄袭或这种问题，学者为什么这么不爱道歉？嗯，甚至就是最多我就梗着脖子，我不吭声，嗯。 我也不道歉，包括有些时候一些民间艺人，我们会看到他就是不能道歉。我后来慢慢发现啊，生存环境不一样，爱道歉呢，像我这样是生存在一个较为文明的环境里的人。你知道，要是在丛林世界，就是在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非常恶、非常野野蛮的社会里啊，你这一道歉呢，你就衰到底了，你知道吗？它意味着一个人气势。 他的气势衰了，这一衰啊，这我觉得我甚至有时候想到文革，就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啊，就人斗人的这种这种经验，还是一种一种遗存，一直到今天，比如说一个学者，你要一道歉呐，接下来出现的事情可能就不是道歉那么简单，你就衰到底了。 你知道吗？你完全就是你这杆大旗啊，就倒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看你什么事情，嗯，因为有的不道歉是因为，比方博士论文抄袭，这种是核心价值，对，对不对？这只是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这千万不能道歉。你道歉你就你就完了，嗯，这就好像一个一个一个政治家说你对要对多少万人的死亡负责任，你这种事情绝对不能道歉。还有一种呢，是你讲就是政治斗争啊，两个人其实比一个气。 就是在一个事情上，就是一个气头，就是有点像街坊吵架，谁说最后一句， <laughs> 对不对？所以明明吵得差不多，没什么，但是你说最后一句的这个人总是好像神气一点，对不对？哈，另外那个那个没说最后一句的人就气不过，那是气头，那是气头。这我觉得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嗯，我觉得其实这几个圈子都完全不一样。啊。但你刚才讲那种特别原始丛林那个状态。 今天中国很多圈子都有这个状态，嗯，这个状态奇怪，就刚讲气啊。你说怕一道歉，这个气就弱了，就没气势。对，但是那气场是有很多种的。呃，一个人有一些有一种气场是这样，气场很强大，但他照样可以谈笑自若的道歉，嗯，而他道歉完之后，人家也不觉得那是多大的问题。 其实这种人也一样可以当很了不起的人物，可以做领导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通常只选择了另外一种，就是很傲慢的盛气凌人的那种气。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看看中国古代到现在我们认识的一些的、知道的一些重要人物。你比如说，你觉得刘邦会道歉吗？我觉得他会道歉。有可能啊。唐太宗会道歉吗？他也很有可能也会一定会道歉。嗯。什么人不会道歉呢？我们想想看。 可能成吉思汗不会道歉，秦始皇可能秦始皇不会道歉，所以你看到是道歉的人，也可以是个很厉害的皇帝领导；不道歉的人也可以是个皇帝领导，但他们气是不同的，一个是王道，一个是霸道。我们今天只倾向一种霸气。我们今天你看说人气场强，最爱说就是这个人有霸气，对，有时候还有讲话的技巧。比方我最近在看那个六六年十月二十几号毛泽东的一个讲话，他是说这个。 刘少奇同志犯错，邓小平同志犯错，中央也有责任嘛？嗯，你看他这个这个话 <laughs> 算是道歉呢，还是他听上去很谦虚啊？啊，中央也这样，不能单怪他们。 你看，所以这个这个就王者的道歉，听上去好像承担责任， <laughs> 其实就把他们打倒。我就觉得这个道歉这件事啊，呃，挺有意思。你看，你要比如说你说这个道歉像喝茶一样容易，英语里就是这样。你看咱去外国，嗯，他们简直是随时跟你碰了一下，他都本能。不，但但他英语里面级别不一样，sorry 跟 apologize 还是不一样的，有分别。他那个句我层级分。还有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你们感受怎么样，道歉是白道的。 你要是跟家里的人哈，你一件事情吵起来了，然后你道歉了哈，不仅没效果，反而 <laughs> 对方加紧进攻。没有人因为你说亲人之间哈，没有人因为你说我对不起，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对，他就会原谅你的。 没有这回事的，徐老师，这是你的家庭经验吗？ <laughs> <laughs> 韩国人就是这样，我觉得这蛮常见，就是我们的道歉文化的确有点不一样。就道歉是没有文化分别，就每个文化都有道歉，嗯，但是道歉围绕着道歉的一连串的反应态度，我们的道歉是认错。接着为您播出，我们没有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